锵锵三人行，嗯，这个文道在香港有没有听说这个北京打起来了？打什么？北京老打起来了，北京老打起来了。 <laughs> <laughs> 最近打起来的事儿啊，有点诡异，因为涉及到这个很多人呢，很多人现在都不敢喝自来水了，你知道吗？就是呃，在北京有那个水站，就就就给你家家户户给你送，大家煮茶呀，甚至喝茶都用这个桶装水。嗯，那么不容讳言，很多人过去喝的是农夫山泉。 嗯，那么现在呢？这个农夫山泉，你在北京对吧？嗯，哎，怎么成代言人了？嗯， <laughs> 农夫， <laughs> 农夫山泉现在开了一个这个激烈的新闻发布会，激烈的新闻发布会。对，就是这个农夫山泉的这件事情啊，我有点看不懂，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透出一些诡异，这也反映现在啊，咱们这个社会是不是有些事情啊，让你不知道这个这个最终标准在哪里？因为你看啊。 简单来说，有一个桶装水销售协会，嗯，这个协会发一个通知，嗯，当然协会不是政府部门，没有强制力，但是他建议建议这个北京市各个地儿把这个农农夫山泉的水啊下架。与此同时呢，按照农夫山泉的这个老板叫钟闪闪的这个指控，说有个报纸叫《京华京华时报》。 说《京华时报》销量很大的一个，对对，从哪个时候到哪个时候，足足用了可能长达有六十七个版面。嗯。再说农夫山泉的这个水啊，不达标，有问题。然后呢，他这不是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不是跟这个《京华时报》那个记者，你可以看看照片，吵起来了。吵起就是，你看这个《京华时报》的记者在在在在质问，现场听说还传出了这个让谁滚出去这样的吼声。哦。然后你再看下边。嗯。 哎，这是在大屏幕放这个这个讲坛上的，就是这个农夫山泉的老板老板。然后你再看下边，哎，你看 <laughs> 喝水喝水，这家伙水卖水的老板就是这样声明的，我喝我喝我喝。但现在他喝没有用了，这个事情啊，为什么我觉得诡异？我在网上听到的一呃一些意见，当然是就是骂，就是说这个水都不干净了，农夫山泉不地道。但是我也听到。 另一种私下里的飞短流长，嗯就是说呢，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哪个关系没处理好？嗯，或这个事儿呢，是不是这个什么没摆平？你知道吗？就说出很多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话来了。就是说，农夫山泉这个水到底有什么问题？嗯，到底有没有问题？嗯，还是某些部门呃之间的一个内部之争？因为某些事儿。 没有弄好 <laughs> 是吗？我不我不明白。嗯，这这你你你看明白了吗？我也没看明白，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我也看到有人这么讲，我觉得很好理解嘛。今天中国基本上是个呃是非标准很含混的一个一个国家嘛。你比如说明明按照常识的话，一般觉得都该这么做的或者都该对的事情，说着说着就变成。 啊，这得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讲，对不对？对。然后或者呢，有些事儿呢，他就说着说着，就明明有毒没毒，有事儿没事儿是很容易判断的事，你你有一些检测标准，结果说着说着就变成这谁掌握话语权，谁谁谁没搞清楚，谁没摆平一些事儿，没关系没弄好，都变成这样。没错，而且你看 <laughs> 这个事儿真的很有象征性，象征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 美其名曰多元化吧，你看，就是说那个协会可能就是说，他没有像北京市的这个部门呐，和这个北京市什么我们吧，没有申报，就是说他这个水上是浙江省的这个水的标准，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还有一个自来水的这个标准，甚至你看有的这个可能呃人就就指控农夫山泉说他那个指标啊，连这个自来水的标准都达不到。 然后呢？你看我那天我看了一点我说原来呢，自来水啊，因为这个源远流长是吗？ <laughs> 所以自来水的指标达到一百多个多项指标，而我国呢，对于这个桶装这种饮用水的指标呢，可能才二十多个指标，这就是所谓的就是从来都没自来水好。对你从来你这指标你哪比得过那一百多个指标指项项项目的？但是但是指标多一定好吗？不是，可是这个钟老板就说了，他说。 那意思就是说啊，呃，我们这个二十多个指标当然是以那个自来水的指标为前提的。那意思就是至少都先达到了，然后才再加二十多个是吧？然后就是说，我们是用浙江省的指标还是国家的指标？你看这是不是今天社会的问题？这个这个很常见嘛，因为中国的情况就是很多事儿都其实指标不少。不要说外头人老说中国咱们产品不行啊，这个有毒那个事儿。但你要说到指标。 我们指标不比人家少多的，甚至只会比别人。只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比较灵活啊，我们对指标的这个掌握会比较灵活。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啊，有分别有几种可能。我们这种 stubborn 的脑子就是这样的。嗯。水有问题，关系没搞好，那么这个这个和不管他关系没搞好，亏的关系没搞好。嗯嗯。否则的话，水有问题，关系又搞好了，这个问题看不到，不是更加麻烦吗？ 水没有问题，关系没搞好，现在拿出来验验出来水是好的，嗯，那不是还是没问题吗？反而那个关系搞关系的那个应该揪出来，你你怎么样的关系可以搞得不好？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分分两面弄，还是可以弄得清楚的。而且我整个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最大的缺席就是法庭。你你现在呃，可口可乐或者嗯，百那个百那个叫什么百事什么，嗯嗯，你要是里边吃出一个虫来，你发达了。 嗯，你可以索赔多少多少千万，索赔多少多少，因为你这个牌子越大，嗯，我我就跟法法庭告嘛。但现在没有人告啊，但但是他们不现在说有一箱里边几十盒水里边都有，大部分都有黑色不明物体，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告啊。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告我，我就不知道他们这跟一个报社吵吵那么久干什么呢？哎。 这个现在已经农夫农夫山泉这个老钟老板已经很悲壮的这个宣布，这个我们要有尊严的，我们就不是宁愿舍弃北京，对吧？我们也要尊严。他的这个感觉就不在北京卖了，不是关闭北京水厂，哦，就是关闭北京水厂，就是说我们要宁愿要我们的这个尊严，我们也绝不被这个传媒暴力，他把这个形容就是说他觉得是一个报纸啊，有目的有计划的打击他，打击他。 另外呢，他说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了啊。他说一个协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嗯，也下一个通知要把所有的这个桶装水下架，嗯，他认为这个他不可以接受，嗯，同业协会照理说威信是很大的，如果是常规来看的话，嗯，照理说是非常非常权威的，对，但是同业协会的确没有权利做这样的一个命令。通常在很多国家里面的同业协会，呃。 他看什么样的同业协会，比如说医生，他们有时候一些同业协会在很多国家，他医生可以同业协会说我们取消我们对他的这个资格，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犯法，这个只是一个同业协会的，就是说你在我们会内，你的商业资格的认可，比如比如比如前面那个香港有个旅行社不是让人家睡睡大巴嘛。 嗯，最后那个香港旅游什么什么协会就要停掉那个旅行社的会籍嘛。嗯，他停掉他他就不能再。但是这个是有个连锁关系，就是说在一些地区里面呢，呃，政府是愿意把很多比较专业的事情交给一些专业的会，让他们自己来鉴定谁有资格干嘛。 然后呢，他政府呢再去尊重他们的鉴定。比如说，当政府决定我准不准许你继续经营旅行社的时候，我看的就是你那个专业行内的人认不认可你。对他反而说我政府不能直接来停掉不让你做生意，但是你的行业要做出这样。但是呢，中国的情况，我觉得好像是这个事情，好像政府缺因为因为。 不是中国的情况是这样，是每一个同业协会其实底下都是政府嘛， <laughs>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独立的同业协会。但我想说回这个指标问题啊，我觉得中国其实很多产品都有很多很多指标，指标多不一定是更好，指标多通常表示关系更复杂，因为指标多就等于关卡多，关卡多就等于收费的机会多，等于你要跟官府打交道的这机会也增加。 有时候一个国家用来检测某些产品，或者说，比如说办，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要盖房子，你要搞装修，不是要拿这个证、那个证、那个证吗？通常这种证越多，这种关卡越多，这就表示这个官僚机构是越臃肿。官僚机构越臃肿，就增加了行政的成本，然后也增加了中间出猫腻的可能。所以有时候这个指标多，不一定是说明什么。 对你刚才讲这个法院啊，我这儿有一个，就是农夫山泉的官方微博说，农夫山泉已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六千万元。嗯。然后呢，北京质监局就是昨天证实，北京并没有出台饮用水标准，因此北京生产饮用水的企业遵照的是国家标准。 因为农夫山泉在北京使用的是浙江标准，所以质监部门暂时禁止其生产。质监部门正就农夫山泉的标准问题进行研究，出台处理办法。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给你们念念啊，我觉得这个一件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啊，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都过去，这怪不得那个刘震云就说过，他说他写小说就发现有有些人说他喜欢绕。 是吧？他就说啊，他说你觉不觉得中国人？他就说我们河南人聊天就喜欢绕，往往本来说一件事呢吧，最后呢就是跟你说到第二件事，到最后说到第八件事去了。你看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聊到什么？农夫山泉董事长说了啊，农夫山泉的尊严比金钱更重要啊，农夫山泉决定不会为舆论暴力低头，也不会为自己的尊严失去颜面啊。然后呢，就是但是有些。 微博上就说了，说农夫山泉不如自来水。最先抛出这句话的人是中国民族健康协会饮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这个马锦亚是三个食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说什么什么，我还会继续喝农夫山泉的，希望你们依然是良心品质。然后呢？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农夫山泉董事他他不是说农夫山泉还不如自来水吗？不是不是，他的意思说说农夫山泉说出这句话的这个人啊，这是一个叫这个多尔衮呢 <laughs> 多多小滚的这个一个一个网网友啊，他说呀，这个马网友说他还会继续喝对这个他说说这句话的这个人是三个是利益关系有利益关系代表人，他说在中国食品报记者看到的，然后呢，人民网又又又讲了说这是一个破坏市场。 经济秩序的反面教材，然后呢，这反面教材是指什么？是指水不好，还是指这个吵架？说这个针对这个这他是报道的，就是说农夫山泉讲啊，某报的系列报道是舆论暴力。嗯啊，然后呢，这个农夫山泉这个董事长反复强调，都谈到言论自由了， <laughs> 谈到我们争取的哈，说保障言论的自由而不是压制，是最良善的社会德行。 可是你觉得他不都开新闻发布会了吗？怎么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呢？这个什么意思？就意思就是说，不，我想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告这个京华，并不是要压制人家的言论自由，而是要要要纯粹讲法律公正。也可能他指的是什么呢？我也听过这几年某些办企业的对我们媒体啊有一些投诉，说个别媒体呢好像黑社会。 嗯，就是拿着舆论监督做武器是吧？以指气使，想打谁就打谁，不给我广告我就爆你的黑材料是吧？各地个别吧个别媒体也许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但是这个也是不招某些企业这个让某些企业恐惧啊，说民营企业弄不下去。不过不过也许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更多的例子是媒体或者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广泛的无处不在的食品不安全。 嗯，哎，最近你从上海来，上海说牛肉都怎么回事了？羊肉、羊肉、羊肉是别的肉，老鼠肉啊什么？老鼠肉是极端，但是呢，有的是鸭肉混的，有的是这个狐狸肉，狐狸肉。那么那个狐狸肉的清楚？狐狸肉狐狸不是野味吗？狐狸这怎么说到狐狸？狐狸怎么样呢？狐狸肉呢？狐狸肉是这样，他们是呃生产，他们主要是为了狐狸皮。 啊，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动物的皮，那么动物的皮拿了以后呢，这个狐狸的这个这个身体呢，等于是应该是废物处理的，结果呢，他们现在你知道，像中国人这个变废为宝嘛，对不对？嗯，他这个废物处理呢，他就拿去给羊肉制造商了，然后呢就混进去，混进去了呢，我看到传媒还还采访这个当当时的人，就制作的人，说你混进去是怎么样呢那怎么能混进去呢？ 他说：“狐狸吃起来就像羊肉啊， <laughs> 因为膻嘛啊。”他他说：“吃起来就像羊肉。”啊然后就这样混进去。然后呢，到了上海的那些店里边呢， <laughs> 哎呦哎，名字也很好听，这个叫“钻石羊肉”，这个叫“极品羊肉”，都是假的。我知道一种方法，嗯，就是泡羊尿，嗯，泡泡泡一晚上，出来了，哎，真是老鼠肉就有了这个羊肉味。在 <laughs> 中国，咱们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老话叫。 挂羊头卖狗肉，现在是卖鼠肉、 <laughs> 卖胡肉。挂羊头卖胡肉，与时俱进都进进到这么一个地步。我这个我喜欢吃生煎馒头嘛，嗯，所以到处找生煎馒头店。那个香港的生煎馒头没有几个吧？香港不，香港就是做的比较胖了，老饭店那个比较胖。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叫小杨生煎，对，其实他后来才搞清楚，他特点就是说不发酵，对。 就是这个皮，就是就冷面泡。啊，最近有一家叫东太祥，哎，很很有名啊，我就追去看。他就是又要薄，又要保持这个样子。嗯，吃生煎的这个这个好处时候，就问问到这个情况了，你才知道，其实很道理很简单，他们都知道。他说你要做得好，我就只进前腿，就是说进肉的时候啊，我就只进前腿，嗯，那就贵。 就就就这么简单，他说有你这羊肉这种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说所有的店这个饮食店啊，你本来要三十块一斤的，嗯，你十五块买来的就一定有猫腻，不用说的。嗯，所以你也不用跟人家说，包括地沟油也是这样。他说那个大量的店，我说地沟油的程度到怎么样，百分之多少？他说是百分之多少不知道，但是非常非常普遍。什么情况呢？你只要去，你要去。 供销的那个采购部门就跟人家讲，我要便宜点的，那正常的价是这个，我要便宜点，人家就明白了，人家就给你这个，全都心知肚明，这个整个情况，比方说最简单的举个例子，水煮鱼知道吧？嗯，水煮鱼不他妈多油吗？嗯，你你想想，吃完了以后这油哪里去了？嗯，他的这个潜规则，回去的时候吧，他倒的时候是这样，他有个网，嗯，隔开了垃圾吧。 那个吃完了剩下的吧，一倒油就下去了，油泼全下去了。第二天又到人家坐上去了，这这很正常，这我早就听说了。对我老讲说中国有个很怪的，像这十年我们物价飞涨，你仔细去超市看看，有样东西啊价格没怎么涨，或者涨也涨不多，那是油， <laughs> 怎么可能所有东西都贵了？就油还那么便宜，而且你比如你说汽油涨价，而且油不涨。吃水煮鱼啊，吃这些川菜啊。 我老跟四川啊、重庆的朋友说，我明明记得十几年前我到重庆、到到成都啊，那时候油下的没那么多，怎么现在油越来越多？这个油怎么可能越来越多？东西还那么便宜？这你说这这人不有问题吗？对呀对呀， <laughs> 所以说这个废物回收它是会使它越来越多的嘛，是不是？对，实其实其实 <laughs> 卡卡这个食品啊是两头卡，一头就是你在。 商店销售这一环，就是说你名你好牌子的店，你不能贪图一时。其实讲到底，就是你贪眼前，还是要做一个牌子。嗯，很多人就是只管做今年的，我根本我这个铺盘下来。问题是贪眼前的多了以后啊，做长久的那些 <laughs> 就全被扼杀，做不下去了。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接着来。那个狐狸皮、狐狸肉这个事情，就使我想到，就是其实这个是无处不在的，就是一样东西。 它已经变成了废了，就是我们我们大家知道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垃圾，垃圾换一个途径就是宝，对不对？但是你换到另外一个就不对了。前一阵不是都说那个猪在江上吗？对不对？黄浦江。哎，其实他说这个事情到处存在，到处都有，只是以前你你一个猪出来哈，它其实是有三条路可以走，一。 你花钱把它处理掉，埋掉。嗯。因为猪总要病死的。嗯。第二，有人把你收去， <laughs> 你花钱埋埋掉。嗯。你要花三十块钱。嗯。像有人把你收去，他可以收五十块钱。嗯。那很多人就很开心，就收去了。收去了以后，其实他们开玩笑说，上海出现那么一江的这个这个猪啊，是件好事情。对，那是良心企业。这就是什么？叫没上人家桌子。没错。 他要不在江上出现呐，那就是什么火腿啊、肉松啊，还讲了几个牌子，我听了晕呐。就就是灌灌肠那个香肠，它都是被加工出去。而且他说猪死了以后，它有的是病死，而且它死了以后，它的血不能充分排除掉。但是呢，你说它是怎么真的危害人的生命也很难说。它高温消毒了，它什么你知道农民这两条路被断了。 标我出没人来收了，一顿打击，没人来收了，买我又要花很多钱，他就丢江上，丢江上。那我我的问题很简单，但这种问题是全国到处存在的，是吧？那为什么偏偏嘉兴来了吗？回答是嘉兴是产猪主要基地，对对对，而且最近对食品安全管的比较紧，对，实际是管的严了。 管得严了，你你你你上桌的渠道啊，被被堵住了，堵住了，所以将来我们很有机会在全国各大小河川啊。 马路边啊，看到越来越多看到的越多，你应该额手欢庆，对吧？还好没进肚子。 <laughs> 这是好现象，江 <laughs> 上越多，那个火腿就可以买。嗯，对对对。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不要的东西都扔在河里嘛。对，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就是说，呃，生回归大自然。对，那真的真的。照你这个讲法，印度吃东西都很安全吗？等于他什么都丢江上去哎，这真是亚洲民族啊， <laughs> 有这个爱好，就是你。 看，我们在苏州啊，我就感觉到他那个护城河，秦淮人家呀，其实秦淮人家的生活习惯呢， <laughs> 就是垃圾哗一下就直接倒河里，其实它就水边而生，那他它就是这样，就是个垃圾的。是秦淮河上唱唱苏州评弹，嘟一个苏州。 <laughs> 过去那青楼女子肯定晚上那尿盆儿，白天一早哗，他就是这么倒了嘛这倒是。而且你知道就说，上面撒尿盆，下面洗衣服，这是经常看到的。他你知道还有一种浆吗？ 这个事发山东潍坊嘛，呃，江上面撒这个神农丹，这种剧毒农药五十毫克致人死亡。为了促进生长。然后呢，这个农民就是什么生长？不是，他撒了这种灭虫啊，剧毒农药。他灭虫啊。哪的虫？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这个上面的虫害啊，它为了灭江。